锵锵三人行，我曾经是做过这个新闻主播的，对吧？但为什么不做呢？就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这个观众投诉，就说我这个播新闻不可信了，是吧？ <laughs> 但是呢，这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还不是主要原因。对，今天我发现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有的新闻如果你让我播呀，我很难不笑，你知道吗？我很难不笑， <laughs> 就是我很难。你比如说。 就这个新闻，七月二十三号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河南新乡市一座在建大桥啊发生二十一日发生这个坍塌，然后这座大桥呢叫做共产主义大桥， <laughs> 然后呃两名工人死亡，事故原因到二十三号还不得知，但是这个大桥呢长达四年的施工进度引发了外界关注啊哦，就说是因为前几天下雨。 导致共产主义大桥的这个坍塌， <laughs> 然后，但官方的通报说呢，这个事故呢，是因为有一辆水泥罐车和起重机啊发生碰撞以后侧翻，把共产主义大桥给搞翻了，压垮了。 <laughs> 对，然后呢，这是说值得注意的是，这座桥从二零零九年八月就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危桥，进行。 他们当然了，他这个桥还在， <laughs> 还在，在这个没建好，没建好怎么叫危桥 <laughs> <laughs> <laughs> 我觉得， <laughs> 还没建好，然后他就让人走。这个共产主义，并于当年底被爆破拆除， <laughs> 距今已有近四年时间。你都不知道这个新闻是在说什么，看不懂。不是他的意思，这个桥到底是建好还没建好？你们这就不懂了。我觉得看得很清楚，这个桥呢是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对对对，这很明显嘛，要要小心行驶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 中建七局党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对此强调：“坍塌的不是大桥主体。” 属于意外的安全事故， <laughs> 对意外。这主流是好的，主流是好的。这桥还是健康的， <laughs> 主体主体。你听过有意内的坍塌吗？ <laughs> 那就是设计的定向爆破，那叫爆破，那叫爆破。对对对对对，这样的坍塌是不意外的，没错。有坍塌不是意外的吗？但是但是为什么要叫共产主义大桥呢？好端端的。 康庄大道我们还是在走向义大道国家我们现在很少见到有一个这种建筑叫共产主义什么很少了嘛它第一，它叫共产主义大桥。如果你够得上叫共产主义大桥，肯定当初建这个桥是有点想法的嘛？那你有点想法的桥，你还不好好建，还把它建成个围桥， <laughs> 还得再定点爆破。这个宣传部门不是该打屁股吗？这个我估计可能得撤职了吧？对吧？ <laughs> 我我注意过那个现在那些。 楼的名称啊，那些建筑的名称啊，我专门做过一个统计，做了个报告，讲讲香港嘛，讲什么财富啊、自然呐，北京嘛有一些，最后答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所有主旋律的词不会出现在这些居民的或者是什么楼堂馆所的大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现在一个新村叫，比方就叫社会主义新村。 嗯，或者叫光明新村，这种都很少了。啊，主旋律，呃，比方说没有一个山庄叫革命山庄。对。 <laughs> 啊，这样这样，而反过来这些东西在台北有，台北一大堆的仁爱啊、仁义啊这种这种道德啊、复兴啊忠孝啊，忠孝。哎，它当然是跟地名相关，但是它的确有。 豪宅呀，现在卖的很贵的，还叫什么忠孝山庄啊，诸如此类这样的名，就反而台北的建筑有政治的名称，中国没有忠孝怎么是政治的名？当然是政治，这是我们传统政治嘛。忠孝呃这这这这八荣八耻不是八荣八耻，那叫什么来着？忠孝、礼义、礼义廉耻。对，这是中国的这个儒家的道德规范啊，传统的政治嘛，这就是传统的政治。还有一个背景，他在台湾是被政治化。 他在台湾提蒋介石提出来，把它变成蒋介石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因为那时候大陆在搞文革的时候，台湾在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嗯，把所有这些中华文化传统价值变成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也有他自己一套解释。最近有一个消息，网上的这个反应都见好啊，就是说，呃，就是说中央要求党政机关五年以内禁止新建楼堂。 管所已经批准，但是尚未开工建设的楼堂馆所项目，一律停建。那那个共产主义大桥怎么办？它不是楼堂馆所。共产主义大桥不用停了，它已经塌了， <laughs> 就是不一定，暴破，就是不是？你你你你知道，就说现在啊，这个反腐，你得承认它是有点真格的，就是弄弄弄，就而且就从这个这个这个最高领导开始。 你知道对这这种饮食业 <laughs> 造成很大的打击啊！就是茅台酒，这北京的好多那个馆，所以我跟你说，北京这个城市啊，呃，怎么说呢？它有很多伟大的地方，但是有些地方啊，我是真觉得太差了。就是比方说你这个饭菜，你实际上饭菜的味道啊，并不如台湾讲究，甚至不如上海讲究，对吗？不细致，就是弄那个豪华。 弄这个什么这种这种海海鲜，真是楼堂馆所。那么就是摆阔气。实际上，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身为北方人，我怎么老觉得北方人有时候挺不靠谱的？就是真是叫广广东人讲句话，就叫“讲走天下某地”，嗯，是吧？“做则无能为力”。讲究天下无敌， <laughs> 做就能为力，你知道吗？就是经常是，我就觉得我在北京，好比说你吃老北京炸酱面，我跟你说，我有一个体会就是。 他外边门面的功夫做得越好的那个地儿，你就别进去。对，你知道吗？那家伙，你吃那炸酱面，恨不能从门口十八个人就接力传呼哈，比如说这个许爷来了，许爷一位，许爷一位，许爷一位，一直绕十八个人，直到。 满个餐厅的人都知道您是许爷许爷来了， <laughs> 然后最后给你端上这么一碗炸酱面呢？那个酱那一块跟那个跟水泥一样， <laughs> 你拌都拌都拌不开，你知道吗？就是就是是，你像北京某些角落，我都不是一些角落，他不他他不下功夫在这个实在的。这这就为什么我们南方人啊，有时候对北方人很多偏见。当然我身上北方人血统多，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南方人这个偏见有时候也是合理的偏见。对，因为常常说起来，比如说。 呃，很多人很讨厌上海人嘛，对不对？全国人民都讨厌你们 <laughs> 上海人，你知道？是说上海人，说说这个坏话，说那个坏话。但有一点，我挺喜欢上海人，就比如说你比较起北京人，或者是别的北方的各省人、东北的地方人。 你那北方人呢，很容易跟你聊天，说什么说？行，这事儿我给你办。对，就是没事包在我身上，兄弟，不不不，对对对。然后到了第二天，什么都忘了，对吧？对对对。在上海人呢，有一个什么好处？我们广东人有时候也有点像，就我们很欣互相欣赏这一点，就是要谈成一个事儿不容易，你要他肯答应要做一个事儿不容易，但是只要他答应了，嗯。 他九成会给你办好，对。然后他还没答应之前就跟你斤斤计较，对，没错，没错，就跟你算的很仔细。万一这样怎么办呢？万一那样怎么办呢？就这样。我们北方人就豪爽，你你要到我这儿来，是吧？来找我找我找我，问题不大，找我。你要你要你要是走，不管去哪儿，你提我，你到那儿提我，提我，谁提了就挨揍， <laughs> 是吧？但是咱这个这个说远了啊。但是我我我我这跟楼堂馆所的禁令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laughs> 我跟楼堂馆所的禁令是说，哎，太有关系了，你知道吗？这个饮食业遭到打击吧？现在那些官员腐败的很多地方，包括奢侈品，不是不行了吗？可是最近我收到一个消息，这个你不要以为这些个世界名牌奢侈品，它是那个表面上门店呢。 萎缩了，嗯嗯，可是呢，很多奢侈品它的具体营业额，并没有下降或者下降的并不多，嗯，为什么？因为它改换了一种交易方式，嗯，现在有的你知道吗？包括你们上海有的这个名牌店，它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你这个呃这个这个官员或者送礼的，你在家里上网，你你定好了，你定好打电话，不是，你你定好你打电话，它可以送上门来。 嗯，就我在网上订了，他直接送到梁文道这里，他直接送到你家，而且现写许爷致意。对，现在这些许，爷 <laughs> 这个腐败的这些个场所呀，不一定是那么高调、那么公开了，但是现在变得非常私密。对。 呃，有的外人会围坐在几百几百年历史的什么巷子里边啊，这种公馆啊，没没错啊。而且还有一种是怎么样？现在不是不能到那种大饭店、很豪华的厅堂馆所吃饭了吗？对，现在官员很多时候有时候流行到吃农家菜，显得简朴。但是那农家菜很贵，我觉得他农家菜真的是跑到一个农村了，真的是一个农户。 但是把五星大饭店的大厨连人带材料，啪整车运过来，在那边包办。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你知道有些居民区啊，周围都是平民的房子，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楼，这叫低调啊！你进去之后，可能上海第一流的厨师在那儿等着你呢，就是给你做好吃的。中国人真好吃，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前阵子我在上海啊，有个朋友说带我去看个商场，我说商场有什么好看，就后来没去成，有点后悔。嗯，那个那个叫谁宝爷嘛，小宝嘛，他就他跟我说有这么一个厂子，那个厂子有意思，里头卖的全是奢侈品的假货。 <laughs> 然后呢，他说那些假的，成都是真的是假以乱真啊，假的跟真的一样。他他不止假卖假货，他最牛的地方是整个包装完全一样，就你买一个 LV 啊，买什么，那盒子拿出来就是黄色的。 那个袋子就是那个棕色袋子，全给你按照原样包起来，还出发条。那这个发条还不是上海的 LV 发的条，它可能是巴黎什么店，真的是法文一张张发条，或者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也是有发条盖章，所以你哪天买的你想然后给你写完全写英镑啊，法文给你算这个价钱。那么你买这么一个包，两三百块人民币就搞定，所以敢送吗？ 哎，怎么不敢？现在其实很多，不是你你你准备要自己的桥塌掉吗？这很多人送礼啊，包括送给贪官呢，送给什么？其实是拿这些去送。那你要是不会吧？ <laughs> 你要是识破了呢？因为不容易识破，太真了，它太像了，而且这个东西低估了我们现在干部的水平。不不不不，你还要了解一点，这个东西啊，送礼啊，其实很多礼物是从来没被拆开过，就相当于月饼。 那种天价月饼，它是天价月饼最贵的地方，不是贵在它吃的那一刹那，它吃的那刹那只值五块人民币，它贵的地方是在这个转送的过程嘛，它是不断转送，它有回收，所以这个礼物呢，比如说我今天要讨好许爷，哎呀，我给他弄个这个假的饼， <laughs> 这算了 <laughs> 假的，假的，让你一看，他呢可能呢心中有数或无数不好。 不管，嗯，你再转，我就我就最我就最多给这个付小田邓文涛，对对对，我要给刘长乐，我绝对不用你没错是给他就行了。 <laughs> 那他这不停的这么旋转下去，不晓得最后到了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那所以呢，你这么想起来，其实很多贪官呢那在也挺冤的。 谈半天，搞半天，这个东西说不定原来是假的，怪不得刘志军查出来最后才六千万，原来收的很多都是流通货，对 <laughs> 不对？没错没错，我们河北有一个大秘嘛，叫李真嘛，你记得吗？到到后来他那儿展览，两间大房子都是他收的那个书画。 以有满满当当全是假的，你知道吗？ <laughs> <laughs> 他这一辈子，你还帮人办了事， <laughs> 这是说这个办的事也是假的呢。你知道，有的领导那叫一个明察秋毫。我跟你说，所以你骗这个的领导，有的领导，你比如说这个，在这个这个古董文物市场上，都有搞什么交易的，都有因为这个，你知道，比如说啊，我要送给领导这个东西呢，嗯，这个东西实际上大概就值个三百万，对吧？但是呢。 他们会操作，他们操作之后啊，在这个拍卖会上假买假卖，嗯，就是自己自买自这这自己举自己，最后他可能举到了一千万，嗯、一千万那就是上新闻，或者说你都有证书都知道啊，然后我送给这个领导，但是你知道，轻易别这么干，碰见有的领导那叫精明强干，收到之后啊，人家找人查。 后来给查出这个内幕之后啊，你这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领导一个电话呀，就把你当案子给办了，抓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这，就是根本就，所以可能吧，中纪委这种例子要多积累一点，对不对？对对，就从这里入手。没错。不过我总觉得你们讲的这个层次都太低了。我觉得现在搞送礼啊这种，我们以前说过嘛，这叫呃稿费制。 啊，就是稿费啊，就是你发表文章一次性的，嗯，现在都是版税制了，现在不是在乎于说你给我说你给我送恐龙骨头我都难出手啊，你现在送什么东西这都是证据啊，现在最好的就是，你跟学爷好吧，你接下来这个项目，让我参与啊，啊或者让我小孩参与在里边啊，对不对？那我是合法投资人呐。 我一切都是合法，那以后那个就不是一个礼物，那是一个水龙头啊！只要你那个企业兴旺发达，我们国家现在都兴旺发达，你这个东西不兴旺发达，我也不会支持，对不对？但我支持了以后，你看我的亲戚也在里边，大家共享繁荣。现在管的是这一条，所以这一条你没办法治，你前面哎。不，现在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呢，如果今天比如说现在也越来越多针对官员的家属。 的这个管控，比如说财产申报啊，或什么，最近香港不是也闹得很大吗？太难了，你看香港这个例子，就就就真的没没弄明白。我今天在香港，我怎么二十四小时就是陈某波，陈某波，这个陈茂波灰头土脸的，从早到晚在这儿交代说他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那就是有问题嘛。他是怎么样呢？发展局局长，发展局局长，管理的是香港的城市规划、土地发展。 那么最近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案呢，就新界的东北呢要发展成一个新市镇，就本来一片农地，你想想看，要搞成像沙田这样了，对，那多大的项目啊？那你这么要把农地收过来要做发展，你不是要给赔钱了吗？对，赔给地主吗？结果现在被发现，这个案子本身就有争议，当时大家就说不应该拆，不应该在在这个地方搞这个，或者不应该这么做，或者应该在别的地方做。 但是这个发展局长就一力说非得在这做不可，这里做怎么好怎么好。然后现在被揭发，原来这个发展局局长自己有他在这个发展区内就有地，而这个地价值如果最后算出来，过千万，他过千万，就等于政府要拿一千多万赔给他这个他有份的这块地的地主。那么他的说法为什么天天延续下来被人追呢？因为他天天讲法不一样。 一开始呢，说这块地，哎呀，他说早忘，什么是休闲用的，是带着家人休闲，反正是块烂地，也不知道怎么休闲。后来就被揭发呢，原来这个地是租了出去。他说，哎，那不是我租的，这个地呢，是我跟我老婆早就把这个，把它卖给别的别的公司，这个公司恰好是我老婆家人，又被揭发。 什么？当初你租这块地是你自个儿签名的， <laughs> 但是 <laughs> 他这个事情很有借鉴意义。他这个事情，因为他中间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因为比方说，假如说不是他儿子的话，他卖给他的太太的家里人的话，在申报，他申报了。这中国现在财产申报就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嗯。因为假定说你是一个当官的，你有财产不是在你控制，是你的哥哥。 嗯，但是严格说来，你哥哥有多少钱，你不一定知道的。对啊，所以你要是做了市长，你哥哥有多少钱，你不一定要申报啊。 <coughs> 对，对不对？那只要这条存在的话，因为我现在接触内地很多官员吃饭啊，好，这是敏感话题，广告之后再说。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大陆的官员怎么样？ 那个陈茂波的事情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的例子。我碰到那些官员呢，呃，也有全国政协常委啊，一些局长，他们说实际上呢，财产申报都在进行。嗯。呃，中纪委要抽查。嗯。他们自己党内的组织部啊一直在进行，所以他们都已经准备好，都也在填。因为虽然不公布，嗯。但是呢，就技术性问题是，你做官，你的太太可不可以做生意？嗯。你的儿子可不可以做生意？还更大的问题是。 你太太的弟弟啊，啊，你你的你的亲家，你的媳妇的父母啊，这些亲戚，如果这些可以的话，他们很容易把财产都转移出去，由他们来做，你最后查不出来。如果这些不可以的话，道理又讲不通啊，因为他也完全可能不靠你啊，对哦，总不见得你窦文涛做了官了，我做你的哥哥我就不能赚钱了。 对，对不对啊？这也是，这是人权，而且平行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也不知道我哥哥有多少钱啊，我也不能去问他呀，对呀，对不对？他也许别的方式，他赚的比你还多呢，对不对？嗯，所以这里边牵涉到怎么样又限制官员，怎么样又维护基本人权，有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技术问题。嗯，我我觉得哈，这个比什么进茅台酒啊，比那个建馆呐。 是要更大、更大的挑战。那这个东西呢，很难讲，因为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制度、制度问题。嗯，所以我前阵子我还看一本书，他就专门讲这种信任危机。现在全世界政府都有信任危机，就是关于贪污，嗯，尤其关于刚刚您讲这种申报，到底申报到什么地方才叫界限？对，每个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呢，他是越高层的官员，那真是查九族了。嗯，越是高层越是这样，他主要是怕出政治问题。嗯，那么。 但是呢，这个一切制度啊都不能够有最后保障，因为说不定我我我我太太、我表姐、我表妹跟我东西都给你报上了，没想到我表妹夫的什么一个一个朋友才是我真正输送的对象，那怎么办呢？所以到最后这个东西很悬，说到最后只能是讲信任而已。讲要有一个一个文化，他要有一个信任的文化才。我觉得除了信任以外，还是你你知道他是 参与做生意的最大的坏处，不是说他们赚了钱了使我们感到愤怒，而是你有官员背景的企业跟别的企业竞争的时候，会可能会破坏法律，占优势，所以才要申报，对不对？主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看不得官员的太太有钱，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在申报上下手，而是就是在法律间。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不让官员。